罗天那敷衍了事的防范操作，让张义伟恨不得冲上台去抽打这家伙一顿。现在可是在比赛，怎么可以这样放松啊？可事实上，耐心这种东西也不是突然一下就完全就没有的，都是一点一点逐渐消磨掉的。罗天是如此，现场的观众是如此，就连张义伟自己事实上也是如此。 他如果一直有耐心静心看比赛的话，那么早就会发现罗天的操作开始走样，而不至于现在猛然察觉了。张一伟神色陡变，心中大叫不好的时候，莫凡的毁人不倦也终于有所行动。忍法，遁身之术。三十秒的遁身状态可以让忍者如同蜘蛛侠一般，各种角度的攀爬。 从一般角色无法实现的路线中发动攻击。罗天一开始有这方面的防范，但是此时他已经疏于警戒。莫凡也是看准了这一处的地形，身形诡异的朝罗天的元素法师贴了过去。很普通的打法，但是在这种打法中，莫凡所表现出的耐心和专注是相当可怕。要知道，他可并不只是逛街般的走着就行。 他得保证不被对手察觉，所以在操作上容不得半分马虎。长时间的拾荒生涯将莫凡这两方面的素质磨练的极其突出，这种历练可是职业选手都不大有的。罗天的操作随着时间推移开始马虎敷衍，莫凡却一直没有。当敷衍遇到专注，结果似乎从毁人不倦出手的一瞬间就已经有结论了。 人法影武，毁人不倦扑上时，也直接就开了大招。数个毁人不倦的身影，突如其来的就出现在了内心已经非常烦躁的罗天身边。别说去辨认影武之心是哪个了，连他攻击都没能做出及时的应对。数个影分身扑上，技术统计中的连击数像是炸开了锅一样，蹭蹭蹭的往上翻。 莫凡耐心的等待机会，耐心的所有人都感到烦躁了。可当他这一开始发动攻势时，干脆利落，却也完全不比孙哲平差多少。这也是拾荒养成的习惯。要是没有这份干脆，早在拾荒过程中就把自己搭进不知多少次了。 不过，因为拾荒所产生的习惯，给莫凡塑造出了一些优点的同时，也养成了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。莫凡的攻势虽然也很猛，但没有长期高效的稳定性，颇有点三板斧的意味。这是因为在拾荒的过程中，就算击杀对手，通常他选的都是那些生命悬于一线的角色，和一个满血满状态的角色在人群里缠斗。 这对一个拾荒者来说是无异于找死。频繁击杀这种角色，导致莫凡的爆发较短暂，之后颇有一种后继无力的感觉。孙哲平一分十七秒爆发带走了一个骑士，莫凡在成功贴近了一个元素法师后，却无法在短时间内高效的解决战斗。相比起突然扑上时的几大招连发。 而后继续的攻势，让人觉得有点虎头蛇尾。这种细微的差别，普通玩家察觉不到，但张逸伟这种经验丰富的职业选手却立即发现了机会啊！稳住，稳住！张逸伟忍不住的脱口而出了，完全忘了此时罗天根本听不到他说话。但是罗天却没有让他失望。 在一开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后，渐渐还是稳住了节奏。哼，不要得意的太早。张一伟转头看了一眼一直微笑、满脸轻松的叶修。呵呵，叶修笑了笑。张一伟再转过头来，顿时石化了。毁人不倦爆发的三板斧使完了，攻势一下子弱了。罗天稳住节奏，就要找机会反击了。 于是，这时候毁人不倦跑了。是的，跑了。战斗没有结束，罗天的元素法师也还没开始展开反击，毁人不倦居然是这么跑了。罗天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，再去追赶时，毁人不倦却早已经跑没影了。罗天顿时也石化在了比赛席上。 星系的莫凡选手真的是很出人意料啊！转播解说在目瞪口呆中，嘴也不能闲着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拾荒者风格。毁人不倦消失了，当然这只是对于罗天而言。对于除他以外的所有人，都完全可以从比赛转播上的上帝视角看到毁人不倦的所在。他又潜伏下来了，如同开始一般。 亦步亦趋的跟在罗天元素法师的左右。比赛瞬时又回到了最初的轨迹，只是这一次罗天远没有开场时那么镇定，他疯了般的寻找着毁人不倦的踪迹，莫凡却依然如同开场般那么耐心冷静，似乎完全没有因为刚才的一波爆发而热血沸腾起来。这是拾荒者的又一大素质。 克制。当有一件极品装备摆在你面前，而你不能去拾取的时候，对于一个网游玩家，这得是多大的克制？很多人宁死也会冲上去试一试，但是莫凡从来不会，他一定会等到机会合适，哪怕因此而错过。所以，当他觉得眼前的形势不适合再出手时，他就真的不会再出手。 哪怕现场观众的嘘声已经快被屋顶给掀了，这种打法显然一点也不得人心。只可惜这样的嘘声并不能让张艺伟的心里好受多少。莫凡就算无法赢得观众，但至少可以赢得对手。这一分在张艺伟眼中已经摇摇欲坠了。哪怕罗天因为前车之鉴，这一次不敢再马虎大意。 但是他的心态早已经失去平衡，这种情况下所要求的已经不只是耐心，还有冷静。但罗天的样子可是一点也不冷静，一路走来草木皆兵，法术到处乱飘。唉，太胡来了！叶修摇了摇头。莫凡也像是听到了这句评价似的，在此时骤然出手。啊！莫凡选手在这个时候出手。 这次他没有选择用遁身之术找机会贴近，而是直接就暴露身形冲了出去。转播解说惊叫着：“他突然现身，让罗天一怔，但他跟着连忙就欢天喜地的攻击去了。”元素法师法杖一举，结果却是没有闪出半分烟火。罗天这是在干嘛？摆造型吗？转播解说茫然了。罗天自己此时却已经泪流满面。 刚刚操作完的时候，他就听到了系统冰冷的提示：“技能冷却中。”这种低级的失误发生在一个职业选手身上，可见罗天此时的情绪已经不稳定到了什么地步。他连忙选用这技能，却不得不亲眼去查看一下哪些技能冷却了，而哪些没有。他之前一路乱飞法术，正如叶修所说，完全是在胡来。 无目的的，无节奏，以至于现在哪些技能用过冷却了都没记住。于是这一波攻击，莫凡又得手了。同时，这一波攻击让罗天绝望了，他的抵抗软弱无力，甚至没有再像之前那一波的时候稳住节奏。他就像一个菜鸟一般，毫无目的的乱用技能，试图摆脱困境。 这样的应对，即使莫凡有后继乏力的缺陷，却也足以应付。所以这一次，他没有退去。片刻后，罗天的元素法师倒下，第二局比赛结束。电子屏上公布最终的比赛统计，现场顿时嘘声一片。八分十二秒，这一场比赛居然打了八分十二秒，这在个人赛中绝对是一个奇葩。 但不管怎么说，星星将这一分稳稳地收入了囊中。莫凡离开比赛席，默默地朝台下走来。打得不错，叶修拍了拍星星其他人也用掌声迎接了他。莫凡一言不发，像是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，静静地坐回了他的位置，眼神直勾勾地望着比赛场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玄奇的罗天这时也从比赛席出来，脸色惨然，脚下踉跄，有点不冷静啊！张一伟连忙又是掩饰内心，对走下台来的罗天说着：“其实你已经抓到他的缺点了，但是你没有很好的将这转化为优势。”张一伟接着说：“这一次倒不像上一场比赛后说方达旭太着急了那样，全是随口找个理由。” 这一局，罗天确实让张一伟看到了转机，只可惜莫凡在那一刻果断让他的毁人不倦又跑没影了，这让罗天一下子就找不到北了。下回加油！张一伟拍了拍罗天，示意他可以去休息了。随后第三场，星星战队魏琛出场，唏嘘的胡渣脸上也整出了点傲然的神色。 瞥着玄奇战队选手席，一摆手道：“老夫出场还有必要打吗？你们直接弃权吧。”张一伟哪会理会这个呀？朝队中第三场要出战的选手一点头，那位唰一下站起身，昂首朝比赛场上走去。其实真没必要打呀！你们需要的是两分，这一分对你们能有什么帮助？我看随便打打就得了，省时省力。 魏琛接着叫道，于是就见现场裁判果断从比赛场上跑了下来，对着魏琛甩了张黄牌。言论不当，警告一次，再有违背竞技精神的行为，组委会会认真考虑你的参赛资格。裁判一脸严肃的说：“我去，开开玩笑也不行啊！”魏琛辩解着，但裁判哪里这个，转身就回到了比赛场上去了。 现在的要求真是严格哈！魏陈朝兴欣的队友们悻悻地说了一句后，也迈步朝着比赛场走去。